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咱们这个先看一下这个周星驰最新的、最近的露面这不这最近一直缩头乌龟吗？哎，我没有贬损的意思啊， <laughs> 我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的人生观就是缩头乌龟，就缩头乌龟就是我的偶像，所以他就一直缩着嘛。这两天出来了，哎，咱们可以就马上就拍到照片，就是星爷在最近的风浪当中露面了，哎。 你要说最近你看这些个小鲜肉哈， <laughs> 营养都不错，你发现没有？这个说哎，就说周星驰害羞，让他跟这些个选角嘛，跟这些女孩子照相，他说他一个人跟这些女孩子害羞，非拉了一个这个工作人员来陪着。嗯，你看这我就没他这么聪明啊。好像变胖了，星爷，你看他身材感觉胖了，浮肿了吧？ <laughs> <laughs> 然后你再看下一张，哎呀，呵呵。 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举办美胸大赛是吗？ <laughs> 我也，哎，以我的审美观，这这有点太丰满了。他那个，我猜刚看到那个照片，我猜那个女生跟周星驰说：“星爷，我这有为你昨天才装的， <laughs> 装的导弹，攻击星爷，很很很那那对，太丰满了。”我我我觉得啊，这个女这个女人实际上是不了解男人怎么舒服的，对吗？ 就像男人也你没长着那个器官，所以你不知道那个舒服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舒服。所以其实女人很多时候对我们男人的趣味的这个推测呀，它是似是而非的，她并不是感同身受的。你比如说，我就见好多女的就跟我说，哎呀，你看你看那个胸那么大，你喜欢吗？或者说你们男人不就喜欢胸大的吗？她就不懂，你知道吗？是有一些男人喜欢胸大的，好比说我就不是这样的， <laughs> 我我觉得。 他实际上他是要比例，要要要要要要要要合适，对吧？他它他不是，但是很多女的就就认为男人啊就是要一个大胸，大胸的男的，这这一见大胸男人眼睛都直了，就他对我们男人这个这这种理解啊太简单了啊。嗯，不，女人也也没有全错哈，因为他们只是错在说不明白，男人不只要一个大胸，对啊，他可能说。 这个礼拜喜欢大胸的，下个礼拜有个小胸的也不错。 我说他他不会说只选择一个女女人的误解在这里，我不喜欢大胸，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哈还真是跟大胸特别有缘分，所以也是糟蹋东西。其实我自己的审美啊，我 <laughs> 不是东西。对对对，谁说不是东西？那那当然是东西了， <laughs> 是我不是东西了哈。哎，我我我觉得像两个这个 <tsk> 小兔子一样就比较好啊。咱不说这个，说周星驰了啊，周星， <laughs> 你说周。 周星驰，周星驰怎么说？徐老师，嗯，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，我我这个娱乐圈的事情也不熟，听你们介绍。不是这几天的热点话题啊，这都成了公共话题了。跟人家吵起来了，向太嘛，向太当众骂这个这列举什么多少宗罪嘛，然后说周星驰你要出来交代，为什么？ 跟我们一集啊被废掉的节目有关，是吧？哎哎，你该吓坏了。 <laughs> 我们讲我们讲过第二集那节目被废掉是，就是那个网上你记得吗？对呀对呀。出来的一篇文章，就是讲周星驰。当时咱们跟这个谁啊？又听啦。伟杰，伟杰啊，伟 <laughs> 杰，伟杰是周星驰的影对，我们不是做一期节目吗？我当时我还说，我说这个文章看的我呀都流泪了，因为我也是周星驰的影迷，一看就是对周星驰特爱的一个这么一个人。 就是忽悠的，就是就这挺煽情的这么一个文章，所以我们还这这说了半天，对吧？嗯。但是呢，这个节目录完之后一时没播，突然间向太出来这一番言论呢，搅搅起翻江倒海以后。 就不太合适播了，一播呢，感觉 <laughs> 像他就在跟你们打架了。不是一播就感觉呢，这文章像是周星驰组组织的，我们 <laughs> 在这说，呃，所以就不能播了。哦，我还误会了，我还以为，因为坦白讲，这一个文章出来也也有一段时间嘛，我以为是我们播了，我们出街了这个节目。 那有人注意到了，才去挑拨，去问向太。了三人行的对对对，我还觉得你看我们多有影响力。是是是，我还以为是这样。经常是这样，就是三人行谈到了一个问题。 一个礼拜之内，国家领导人就跟说了跟我们同样的话，你知道吗？这事儿 <laughs> 你说是巧合吗？我觉得也很难说。你比较早打听到他们的风向吧？ <laughs> 不会吧？那上个礼拜国家领导人不会讲什么小白兔什么大什么不不会 <laughs> 不会讨论这个吧？听完你讲。好，还是说说这个周星驰。周星驰到底争什么了啊？要点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事儿啊，呃。 这个结果呀，我就看啊，这两边如果叫打仗的话，我就觉得这个这个这个让我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这个向太的这个初衷啊，和他最终产生的效果，我不得不说差距甚远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个后边的跟帖啊，我的娘啊，我哎，网上的跟帖说什么都没有啊。可是我第一次看到。 这十九万、十五万的跟帖，你就知道周星驰的这个影迷能到什么程度，而且都到的就是说我们欠星爷多少张电影票，说周星驰你的下一个电影我一定要去电影院买票去看，因为当年你带给过我那么多的快乐，对吧？我一张票也没买我看的都是盗版嘛，就当年《大话西游》，就是说我们欠星爷电影票，哎，而且一般人就是讲啊，我我明白你的意思。 就说你如果单纯在香港娱乐圈里炒呢，周星驰不一定这么占优势。但是现在香港什么事情，尤其通过网络，他就跟大陆的网民连在一起。那一连到这个这个这个九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以后，周星驰的影力量大得多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现在发现啊，是不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啊，早晚都得闹文革。这个大陆是不会闹文革了，是吧？认真的反思了。但是呢，我怎么现在发现呢？ 这个文革的 DNA 啊，香港人闹起来了，台湾人闹起来了。你看香港人现在的很多斗争方法呀，老让我想，你比如说连个周星驰，当然也是媒体推波助澜哈，砰就出来了，两派是吗？这就是挺周派，最后就是娱乐圈的明星各个表态，哎。 刘德华表的，其实人家刘德华说的是我跟向华强也是朋友，但是呢，我也永远是周先生的影迷。但是也不知怎么着就划归到挺周， <laughs> 他这刘，然后呢，这几个说周周星驰当年几个女影星他们的态度是为星爷说好话。然后香港又有几个呃电影人一起攻击周星驰的人品啊，说他自私贪婪等等等等啊，一下就划分成这个派系。我知道有一个人挺周。 呃，张张雨绮啊，哦，她以前她挺周，最近她还有空吗？ <laughs> <laughs> 是不是对老公感到 <laughs> 又有点不靠谱？雨绮挺周，是不是挺了周，她老公才出状况？对对，事情的因果要这样子来讲，嗯，挺周在先。对对对，哦张雨哦。 她挺周在先，在先哦，她老公挺在后，安全在后。 <laughs> 啊， <laughs> 我觉得她挺了周，然后刚好呢，安全所交往的人呢是周的。 周的对头人，然后就去搞安全，可能是这样，那个推理小说了，那是是？哎，你对周，我我跟你讲，就是为什么我也不播了，因为我也得修正一下我的看法，就是说， <laughs> 这真的是文革的 DNA 了，但 <laughs> 是，是。看那个哪边哪边，缩头乌龟。看，哎呀，看起来骂周的人多了，他就马上修正。我不是缩头乌龟啊，我我就是跟你讲，我想我觉得周星驰的这个这这种文革式的这种讨论。 这场大批判 <laughs> 非常有必要，它帮助我们搞清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中国人很多时候脑子都是糊涂的，这个事情就叫什么呢？人品和作品啊，价格和人格。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是因为你看啊，谁那些个几十万上千万的周星驰的粉丝们，你们谁了解周星驰的人品呢？人品这事儿你怎么知道？我们的爱啊。 就我现在，我跟你说，我爱死周星驰了。我记得就是说这个，主要是因为他作品，作品，你不是因为个人的交往。你看这个谁呀？罗家英曾经写过一句话，我觉得也挺有意思。罗家英呢，就是说啊，就是说，呃，如果你要像梵高一样不招人喜欢，那么你最好拿出像梵高一样伟大的作品。嗯嗯。那周星驰的这个作品。 叫不叫伟大，我不知道。呃，他可能没有多么深邃的这个 <laughs> 这个什么时代意义，但是哎，对我这一个人来说，我发现他的电影有种很奇怪的东西，尤其对我来说，你说他是喜剧片吧，他的电影总是让我泣不成声。我看周星驰的电影啊，真是就是不是笑不是笑中带泪啊，而是这个 <laughs> 泪中带笑，就是。 我总是很，他就几乎任何一个电影，我都是又哭又笑。西游什么降魔篇你也哭吗？大话西游， <laughs> 哎，不是大话西游啊，最近大卖的那个西游降魔篇呢？那个里头没周星驰，是他导演的，是他导演的，那你也哭吗？那哭的劲儿就差点， <laughs> 就有周星驰演的，哎呦，我就觉得这个，就像大话西游啊，呃，包括功夫啊这种的什么少林足球、长江七号。 长江七号我还没看，对，就这些 <laughs> 哎，我觉得能让能给我一个这样的情绪反应，而且每一部都让我又哭又笑的，人，对我来说算伟大的。没有，那文涛，你刚说的，我看所有骂周星驰的人都同意，你看他们所有人都是这样骂他的。导演不同意，他说是广告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广告直播间。 哎，佳慧可以说了。 <laughs> 没有，我说那个所有骂周星驰的人的说法都跟你一样，嗯，他们一定是说，对，他是很有才华，很拍的很好，演的很好。可是后面说的就骂他人品的问题嘛，哈。所以你的话他们一定同意的，可是后面的话呢，我们就没办法表示同意不同意，是，因为后面的所有话呢，只有跟他借出合作的人。 主要讲他什么了？贪钱，很多的说法了，态度不好，嚣张，小气，背信弃义，对等等。我跟你说，罪状一是什么呢？怀疑周星驰就是这篇文章的始作俑者，所以让周星驰出来，所以让周星驰出来这个呃回应嘛。周星驰不是这几天也有个回应，姿态感觉挺高。周星驰回应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没没没有看。就就就大概意思就是，呃，他的话叫什么？我不喜欢响应。 呃，什么？那意思就是需要拍拍电影，但是可惜我这几年的电影越来越少了。什么？我要对大概是大家说一声对不起，我老了。就这个话，影迷二十万哗就是泪奔了，就你知道吗？就到这程度。对啊，所以因为因为没什么好回应的嘛。后面的所有的，我刚说后面所有骂他人品的事情啊，坦白讲，就像普通人交往嘛。 你要回去跟别人说马家辉二十个很差的地方，一定数得出来，不止二十个，对不对？我回去说你说他都可以，那那些没有办法去证明的嘛。 那假如周星驰出来回应那些话太笨了，我觉得假如像他刚这样回应，感性回应那太好。他们说呀，他们工作室的人说说这不是周星驰这次的回应，说这是周星驰以前做过的一种什么回应啊？对啊，那那通常完全，你一回应感觉是有表达障碍的是吗？所以就是他的 <laughs> 态度是，他永远不会说的，因为因为没什么好说嘛，那些是我们连事实都没搞清楚嘛。 包括给刘德华多少钱，包括怎么样，都是一面之词。嗯，这是我们听说了，完全听说。哎，我听文涛说你怎么样，听你说怎么样。那周星驰到他那个位阶，而且他的性格一贯一以贯之啊。假如一直我们看到一个好像不跟别人交往、不出来记者会什么的周星驰，突然出来很很正面的。 好像很当一回事的回应呢，才会让我们感觉失望哈，我们才觉得不上嘛，你干嘛那么胆小的胆子那么小，被一个师来骂一下你就回应的吧？我觉得这样才好，才那个一贯的气派才是老大。嗯，我看了一下他们这个争论的那个材料，你们说的那个东西，我看看没什么原则性问题，我看看他们争来争去都没有什么重要的问题，但分别是。 呃，前面那批人是把周星驰当作演员、跟导演或者说艺术家，那艺术家可以非常出色，但是他也可能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人，就是说日常生活中很糟糕的人。但是后面那些呢，是把他当偶像。一旦你把一个人无无论是演员也好，无论是呃呃艺术家也或者是说怎么样一个名人，你把他当偶像，你就不能容忍别人说他什么不好。 就一点不好的都不能说，你偶像就是这样。我们现在新的偶像，你不相信去碰碰看。你说一句好话，唰全跟上来。你稍微说一句还没有说不好了，很多人就来砸你了。这就是偶像，偶像他根本不容许你任何人侵犯他心中的他这个形象。那你要他不能把他分开来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就周星驰就不是我的偶像。 因为我能接受你要说他人品不好，或者说假如啊他真是人品不好，假如这个向太说的都是真的，也毫不影响我欣赏他的电影，对对吧？这是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情况，就好像我们今天我我们喜欢托尔斯泰啊，我们喜欢呃哪个作家鲁迅，但是人家讲到鲁迅挣稿费啊，鲁迅什么什么事很多事情，我们也觉得可以接受啊。 对不对？我们不会觉得那那个呃，有的人跑来说，哇，鲁迅那个时候对朱安怎么怎么不好啊，怎么怎么怎么？我们觉得这很正常啊，这些事情我们也都可以理解。但是如果一些把他作为偶像的人看来，他以前你想多少年了，这些事情是不能讲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很多人觉得，你如果讲鲁迅对他第一个太太有什么不好的话，这会损害我们这民族文化的旗手，对不对？他代表了中国新文化的方向。 等等等等，这样的话，那他代表新文化方向，怎么可以对原来的老婆这样不好呢？可以实际上的重婚呢？这个这个是在我们看来，这个可以理解。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人们把他们的看法，就是那个接受的态度的不同。我我个人觉得这样。对，那那这个， <coughs> 所以我觉得看这种事情啊，很多类似的不一定只发生在周星驰身上嘛。最好玩是说，你分成偶像也好，这赞成反对都好，无所谓。问题是那种。 辩论的态度啊，他不是去讨论向太太跟周星驰之间讲的，不去追查那个数字，嗯，不去翻查那个记录是真的假的，而是说一来就泼脏水，怀疑你别有用心，你为什么凭什么，你有没有发言的资格，你是什么啊，一个什么人啊，敢骂我们周星驰等等，我觉得这种态度，假如你提到文革才是这样子，不然的话辩论就辩论嘛。 你那就像是这个，就是说啊，哎，这篇文章是不是背后周星驰搞出来的？这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？ <laughs> 对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刚才讲的这种一一个事情出来，不是看你的观点对不对，而是马上看你边的后台是不是受了什么外国势力啊什么什么，这是政治斗争手段。所以这个呃呃，政治斗争是看你背后的幕后的。 不，过我回到这个文涛前面讲的那个，我又觉得那个问题其实也非常重要。其实，呃，任何一个圈子里边，包括我所我不太熟悉娱乐圈，但我熟悉相对我熟悉文学圈，的确是有这么两种人。一种人呢，就是说他呢有才，然后呢，他可能是 <laughs> 就是对一些朋友什么不太好，你有些地方很难相处。嗯。但另外有些人呢，真的就是面面俱到。 哎，真的就是对大家都很好，你很难跳出缺点来。那么前面那种人啊，真的有时候是我很佩服，但是有时候呢，你真是很为难。比方说，呃呃呃，我们知道这个 A 他跟 B 不好，那我承认 A 是很出色的人，但是 B 也有他的好处。那我有时候也，B 生病了，我也帮他一下，A 就不高兴。 你明白吧？你你知道我跟 B 不好，你还你不跟我一起打 B，你还帮他一下，他就觉得承受不了。所以这种呢，就是我们一定要用分开来的态度来看。你比较坏的态度是哦，我不同意你，因此呢，我就觉得 A 又是一个很差的人，我把他也彻底否定掉，那你又卷入了一个派系的斗争。 对不对？香港的，我一直觉得我还挺羡慕香港的电影界的，因为我每次看他们电影发奖，我觉得他们好像很团结啊。大家讲哈，大吧？成龙大哥什么什么，你看他们都是竞争对手，每次都是那几个人，但看上去一团和气。我所知道的香港文学界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。 <laughs> 文学界都是死对头啊，都各流帮派啊， <laughs> 这个这个，所以我就在想，文 <laughs> 学界我们看的也很少，很少。但我知道的一点是这样，但是现在起来，文学界不用合作，对，文学界有个不一样的地方，他不用合作，而且竞争哈，而且那个饭碗很小，你的书卖了卖了，你出书那么好卖，争来争去，没有那么多粉丝来支持你跟跟拥护你。这个这个问题我也觉得是。 就是哎，我现在开始觉得啊，人品这种事情啊，只是在私人的圈子里。你看咱们私交，我会看人品，或者我讲我自己的人品。但是对外，就是也就是对于这个公共社会啊，哎，真的，价格就是人格， <laughs> 对，作品就是人品，对对吗？因为因因为，而且呢，你知道，讨论我就发现，公开的去讨论人品呢。 是完全不不知其可也。你这说他自私，好，什么叫自私？不是，你通常还流行的说法是，这个人是个好人。啊， <laughs> 这样一句话讲啊，你知道讲这句话哈，很诚恳吧？但是这个讲话的人立刻立在一个非常高的高点上，你有权利说人家是好人，当然你也是好人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是不同意他，那你就变成了一个坏人了。你你刚才讲的问题，其实我这几十年一直困惑的。 我到现在还困惑的，因为我最早接受的教育，我的老师最早呢就是说，做文章就是做人，啊，最早就是这样，人品跟文品，写字跟人格都是相连的。然 <laughs> 后是完全是错误的，对对对对，当当初是这，是这样接受的。这啊，灵魂工程师嘛，对，没有没有，他们没有错我觉得这是愚昧的。 没有没有，这是一种愚昧。不也？呃，我文道不一定。这句话有可以不同的理解方式。他假如是说你没有那种人品，就写不出那种作品呢，那可能就错的。他可以假装嘛，写到道德什么哈，很好。可是把它理解为说，假如不管你写的怎么样个美好，假如你真的有那种人品呢，有能够增强里面的说服力跟感染力。 呃，这句话其实是一个美国文学家说的，说一个人的 integrity，他的呃怎么讲呢？就是一致性哈，他的表里如一哈，能够增强他作品的说服力、感染力。那所以你的人品能够灌注进你的作品里面哈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可以都是双重人格的，这个艺术家都是人格分裂的，他这个掉在一个环境里啊。 你看他能塑造出这种自我献身的英雄，可是他在生活里是一个最自天底下自私第一号，这完全可以同时在一个人身上。就像我这么样的自私，我觉得我是自私啊，我非常生活里我很自私啊，但是我在电影上啊，我一看见那个无私的，我就哭，我就爱哭。你那你说，哎，这东西怎么叫作品人品？这个东西啊，而且我为什么认为啊？ 把错把作品当人品呢，是一种愚昧的表现。就是因为这这两件事儿，很多时候啊太难说了。就是这个，呃，而且你比如说从创作上讲，很多时候有这种情况，咱就是当年说了。